十一个独立年过去，数千多天，陆必行有过很多敌人，然而他最大的敌人，不是穷困潦倒，也并非内忧外患，而是他自己。他觉得自己就像一个走钢丝的人，每天都要艰难地寻觅一个平衡，扼住自己的灵魂，不让它爆炸，不让它沉没，不让它激烈沸腾，也不允许它。 就此死去。奇怪，你的数据库里为什么没有林当年乘坐生态舱穿越虫洞的记录？我当时处于断电待机状态， <laughs> 待机的这么彻底吗？你个傻 AI，怕是被别人故意删了文件吧？陆校长，人工智能也是有自尊心的。 不过，您为什么执意要找到那段记录？星际远征队马上要第二次穿越虫洞了，我担心还有别人知道玫瑰之心的虫洞区，给第八星系造成安全隐患。现在看来，你被删除的可不止那一条记录。顺心文化出品。 晋江文学城，Priest 原著，大型未来星际广播剧，《残次品》第三期。你真的是李将军？他不是已经……诸位，好久不见了。 十六年过去，不是他，白银十位怎么回来？都没长多大出息吗？林将军是怎么？这个声音，这十六年来他去哪儿了？哎，你们看，陆总长他，陆总没事吧？陆总，去，先准备个医疗舱。疯了，疯了，忍了十六年，我终于疯了吗？啊，怎么了？ 白银侍卫挡在联盟军和自由军团中间，为难民撑开了一条通道。十六年过去，都没找到大出嗯、元帅，小心！是谁？你是谁？白银侍卫。你，将军。团长，真的是将军，林将军，是林将军的声音。白银第二。位，嘴里为什么会有一股血腥的味道？第七位和第九位。我什么时候把舌头咬烂？原第八卫队警卫。 并无白银石，难道不是幻觉？多年蹉跎，脉象不佳，不是平行世界，凑合着看吧。指挥官是谁？稍等，指挥舰是从海盗自由军团里缴获的，长途旅行，屏幕显示设备出了点问题，正在尝试修复。嗯，现在好了。林将军，陆总，你看见了吗？是林将军。他的眼睛还是那么锐利有神。托您的福，元帅。 没想到有生之年还能再见到你， <laughs> 真的是你呀，景恒。林将军，你有今天，确实要托伍尔夫元帅的福。你又是哪位？打仗就打仗，杀人就杀人，你家里人没教过你做人不能永远藏头露尾吗？我确实是个有人生没人养的货色，家教不良，让林将军见笑了。 但是我觉得你需要一个忠告：一个人可以没有教养，却不能教不乖。在同一个坑里死两次，未免也太活该了。 <laughs> 现在的星际海盗都这么客气了，一见面先免费送我一个忠告。怎么样，元帅？您有没有什么见面礼给我？我的见面礼就是全人类的和平未来。 还有一个新的联盟，海盗光荣团的受降仪式就在二十四个小时后。联盟的碑林将重新降落在沃托的土地上。各大星系之间将彼此平等，再也没有经济掠夺与剥削。你的理想，我的理想，所有人的理想都会实现。你觉得？ 还满意吗？哈哈，联盟中央，林将军，那七八星系所有死去的烈士与民众呢？曾经和你并肩作战的战友呢？他们是不是也应该讨一个公正的说法？阁下毫无底线的强行推广烈性芯片毒品，暴力绑架、屠杀平民，公平二字，从阁下嘴里说出来，真是遭到了莫大的侮辱。 我侮辱了公平？难道元帅阁下没有侮辱未来？你要真把公民的人权放在眼里，怎么一点也不顾及塞尔维亚星，执意不肯拖延你的受降仪式？林将军，你要把联盟未来交到这种人手里，不然呢？交到芯片毒品贩子手里。 <laughs> 欢迎回归联盟，景恒。 你一定是上天保佑联盟给我们的恩赐，联盟需要白银十位这支利刃，为我们荡平黎明前最后的黑暗。我也没有这个意思，元帅阁下，也请您别自作多情。元帅，靖恒可能知道我们和反污会的关系。他当然可以昭告天下，我会万劫不复。 但自由军团会渔翁得利，八大星系也会重新陷入战乱。一个和平时代从深渊里爬上来，就算他们都心知肚明，他脚下的梯子是谎言和阴谋织就的，那又怎样？林景恒，难道会抽走这个梯子吗？他不会，霍普也不会。 陆校长，您需要医疗帮助吗？要，舒缓剂，给我舒缓剂六号。稍等，先锋别动，随时做好开火准备。工程队，麻烦监控虫洞区的情况，确保通道安全，已被撤离。是。陆校长，方才穿越虫洞前。 您给我下达了一个私人命令，已经查找完毕，结果发到了您的个人终端上。我认为这件事的性质已经超出了私人范畴，并对眼下局面有所影响，推荐您立刻查看。啊，啊，好。当时您的话说了一半，我只能将您的脑部基因与数据库里所有的基因信息对比，搜索时没有加身份和性别限定。原来我真的是卢姓的，怪不得我一直查不到自己所谓的母亲。 原来那个女人完全是老陆你捏造的，怪不得你这么一个审美诡异的人，连个正经名字也没有，突然改姓了陆。怪不得，战路的数据库被你们两个人删得坑坑洼洼的。说得通，你说得对，这确实是个挺要紧的情报。难民都撤走了吗？是的，将军，他们已经离开了交战区。好。 我们也撤。是。慢着，你要去哪儿？元帅，靖王带着白银十卫走了，不用管他，向自由军团开火。是。谁不许走？将军，自由军团对我们和联盟军同时发起了攻击。混账，你非来我这找死吗？ 白银十位本来就是联盟的荣耀，看来有人不允许你置身事外呀，景恒。什么人袭击我们？将军，收到未知通讯信号，是否接入？接。白银就没有因故缺席，将军。而且，白银十位是联盟的吗？是他。这件事我也没有答应。他怎么会出现在玫瑰之心？第八信息不是封闭了吗？ 他不待在家里搞技术，跑来这干嘛？我不在都没人管着他吗？他他是来找我的吗？你你眼睛怎么了？穿越虫洞的时候造成了一点血压不稳，没什么。欢迎回来，将军。终于又见。 抱歉，还没自我介绍，我是第八星系独立政府负责人陆碧行。本星系远征队在探索未知宇宙区域的时候，他看上去镇定自若，却又无比陌生，这是怎么了？就此来到了第一星系，无意出来打扰各位友好交流，可是我们的人恰好经过，又被诸位挡在外面，没办法，只好出来打声招呼。第八星系独立政府，独立政府。 第八星系什么时候独立了？是隔绝了这么多年，原来是另立山头了。第八星系自爆星际航道跃迁点，与联盟隔绝，就此成立了独立政府，改换新的独立纪年法。这位将军，您怎么称呼？我是原第二星系中央军司令威尔杜克，现在第一星系边界执行剿匪任务。幸会幸会，杜克将军。如果有机会和联盟正常邦交，希望能邀请您来做客。 联盟并没有承认。杜克将军，独立政府的意思是，我们宣布拥有完整主权、完整领土，与联盟是两个平等的政权。我们不是跪地的自治区，不承认联盟法律体系，也不需要联盟承认。白银十卫，尽管装备稀烂，但没人敢忽视他们。海盗自由军团的军事实力比较业余，联盟军的兵力虽然最多，但主要是靠。 陆逊的旧部撑起来的。沃尔夫构陷于陆逊和林的证据就在我手里，我现在就能卸了联盟军的半壁江山。不过，他肯定不希望我这么做。舒缓剂的最佳效果时间还有十分钟。大概四十多个沃托年前，有一位女士，本来是位知名的学者，因为家里生变，被迫逃亡第八星系。 她丈夫曾经战斗过的地方。卢比，你，要干嘛？将军，你可以像以前一样称呼我。以前，他还记得以前。那位学者的丈夫陆信，据说诸位都很熟悉。我听说他的沉冤似乎也已经洗清了。他死于伊甸园管委会的阴谋陷害，而管委会与他交恶的理由。 就是因为他一直心心念念着伊甸园外的第八星系。我们这个穷乡僻壤，一小半人口都是空脑症，大家都没见过伊甸园长什么样。包括我在内，我们都没有受过像诸位一样的高等教育，与文明社会隔绝了上百光年，这是现状。而让第八星系拥有平等权利，是那位将军生前最大的愿望。对我来说。 这是父辈的先人遗愿。你说什么？怎么可能？当年陆姓将军出逃时，陆夫人不是也……你，你是老不死猫，不是约好死都不说的吗？还有那个爱德华总长在干什么？为什么会把陆不行推到前台？战卢，可以和大家打声招呼了。好久不见，联盟主位先生。战卢，我本以为关于您的一切都会和陆姓将军一样，从此只留在我的数据库里，没想到有生之年还有机会再次见到卢。 是他把你修好的吗？这些年，只有你在他身边吗？我分别对比了陆总长与陆将军、陆夫人的基因信息，确认他就是当年那个在危险中降生的孩子。他真的是陆将军的孩子？他是陆将军陆将军还有后代了？是。你把对比报告给我。你，你真是战龙？可战龙不是……杜克将军您好，我记得您当年与几位同事曾经趁陆靖将军不在，偷偷打赌。 试图对接我的精神网，检验自己的阈值。由于我的设置原因，那一次不慎让你受伤，因脑震荡入医疗舱治疗。我非常过意不去，近百年来一直欠你一个道歉。是是，我那时候还在给陆将军当亲卫，我那时……这么多年了，没想到还能再见到陆家的人。我们谁都没有尽过责，一不小心都长这么大，我对不起将军啊！第八。 第八星系这些年怎么样？还可以，但我能力有限，目前大家都只是勉强糊口而已。感谢您的挂念，我希望有一天我能不辱没我父亲的名字。虫洞活跃区情况不稳定，为了防止通道生变，我们恐怕要暂时失陪了。等将来跃迁点重建，再请您来访问。捕捞白银十位的机甲是撤，不在玫瑰之心里停留。哦，对了，最后再送诸位一个礼物。 据我观察，自由军团的那位驾驶员瞄准技术不佳。方才贵方向联盟开火的时候，他却把火力开到了我的人身边。我们虽然穷，也不好意思占你们一颗导弹的便宜，就地还了。再会。他真的是陆性的，确实没有想到。元帅，这发导弹的射程超过了联盟水平，而且没有触发机甲的预警防御系统。如果是射向我们的话，想不到。 这个年轻人把第八星系的军事实力提升到了这个地步，元帅，就这么放他们走了？不然呢？陆逊的旧部都在替他挡住海盗了。夫人，我们怎么办？人都走光了，再耗下去也没意思，你们也撤吧。是，夫人。 做第八星系超时空重甲，大家可以稍作休整，随意参观。机甲收发站的气压平衡速度比联盟同等重甲快了三分之一，牛逼！哇，这备用机甲，这轨道，真的假的？这是第八星系吗？哎，将军，你不是说当年第八星系的重甲还是从海盗那儿捕获的吗？怎么？哎呦！武松阳，你踹我干嘛？ 因为你像个没见过世面的土鳖，少说两句能憋死。哎，我你好，杨卫队长。哎，嘿，战罗，你这身新皮很酷嘛。这不是我的机身，杨卫队长。由于性价比不高，我的机甲和功能尚未修复，现在我只是总长私人使用的人工智能。总长？是的，先生。爱德华总长在十个独立年以前因病去世。目前第八星系的行政长官是陆校长，私下里我还是喜欢这个称呼。图兰呢？独眼鹰呢？ 图兰将军作为第八星系防务总指挥官，奉命坐镇第八星系。我想他应该会在虫洞区的另一边等着我们。至于老陆先生，当年第八星系秘密航道暴露，为了抵挡突袭的海盗，他在那场战役里牺牲了。老波斯猫也走了。将军，还记得我吗？我是陆总的学生斗鸡，请跟我来。穿越虫洞的安全舱在重甲底部。指挥中心在什么地方？呃啊，先生，我们即将抵达玫瑰之星的虫洞区。 虽然近些年远征队针对虫洞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，但穿行期间仍有很大风险。让开！哦对，刚才这位陆总长说他是陆信将军的遗父子，那不就是将军的？兄弟，你又瞪我干嘛？看我眼神，这叫关爱智障。那。 抽缓机六号虽然没有什么副作用，还是会让人神志不清很久啊。嗯，看来还得继续改良。警报！前方即将进入时空乱流区，防重力系统将暂时失效，请做好准备，系好安全带。你我，你怎么来了？我。 独眼鹰也没了，这么多年他是怎么过的？他是怎么学会的喜怒不形于色？怎么把第八星系磨成了这副样子？他的手还有一些伤口没有好好处理。他的手颤抖的很厉害，和我记忆里的那双不太一样。他还是喜欢穿棉布的衬衣，这些年。 连领口的气味都没变，他有没有试着找过什么人聊作慰藉呢？他知道我还在等他吗？他是不是还在等我？他说什？ 为什么感受不到他的心跳？这一声心跳，像等了地老天荒那么久。我曾经幻想过无数次与他重逢的场景，原来一句话、一个拥抱、一个巴掌，都远不如这一声心跳那么让人撕心裂肺。 从我面前消失一次，我回来了。 具有能量反应。第八星系自卫军代理司令官伊丽莎白·图兰，是陆总长返航了吗？请总长随行部队确认安全。啊，伊丽莎白·图兰，图兰说话不是这个调的，不会吧？这这这听着跟个人似的，是我认识那货吗？不会重名重姓吧？啊？呃，你好，我是白银第三卫的卫队长托马斯·杨，很荣幸来到。我操你弟！托马斯·杨。 哈， <laughs> 真是你啊，图兰！一，一枪操我弟！行行行，反正他也不值什么钱，拿走好了。你俩是已经默认我战死沙场了吗？我们第四位只剩下三个人，两家几家？第八位只剩下一个人。哈纳金，你们第九位居然发展到一个星系，怎么打？不好意思，我现在心态不太好。伊丽莎白，好久不见。李卫队长，好久了。白银九和白银十，说好的前锋突击与暗杀抄底，双剑合璧。 谁让你们自己偷偷膨胀发福的？贝尔，你个王！十个兵居然都出超时空重甲战队，有没有良心了？柳元珠，地主家的傻闺女，王八蛋，鄙视你！这些王八蛋都来了，将军呢？嗯，我也在。将军，将军，我就知道那条密钥是你发送的，妈的，你失踪了十六年。 陆校长记恨了我十六年，老娘一个人带着白银九和自卫军，都准备辞职不干了。终于回来了。好的，博士。 我叫斗鸡，你还好吧？嗯，呃，这就是第八星系？呃，是的。啊，到北京贝塔星了。这里原来是个很好的地方，就是冬天长了点。我家以前就住这儿。哦，刚开始打仗的时候被凯莱亲王炸了。我们现在也没法完全重塑天然行星生态，只好把它当成实验基地。哦，军工实验基地吗？嗯，主要方向是反导防御。我们不可能永远与世隔绝，也许几十年后就会再次和外面通上航道。 到时候还不知道联盟是什么态度，总得防着。嗯，总长能带着我们把第八星系建成这样，实在是太苦了，怎么能再被摧毁一次？嗯，啊，总长真的是陆信将军的儿子？呃，骗他们的吧， <laughs> 不然怎么办？ <laughs> 难不成打一仗吗？我们陆总反应很快的，陆信将军的石像就在银河城广场上，陆总偶尔会去那儿坐一会儿，因为恰好也姓陆。不明真相的群众里，其实早就有一些这样的传言。 但是对我来说，他以前是我老师，现在是我们总长，是什么都无所谓。呃，弗兰威队长，嗯，哈登博士交给我吧。我们什么时候去拜访总长合适？哦，稍等，我问问。总长说暂时休整。陆校长，舒缓剂六号搅扰了你正常的生理进程，建议你使用镇定剂休息一天。走开。 我不需要，还这么沉，先生，医疗舱来了。强制给主人注射镇定剂。你跟着我的时候可没那么放肆。是的，先生，我现在的自主权限等级比跟着您的时候高很多。作为电子管家，还是要比作为机甲盒自由很多的。陆校长特许我在他不理智的情况下。 便宜从事，所以你就欺负他脾气好吗？不是这样的，先生，我的系统是陆校长一手修复的，他可以随时禁用我的任何功能，是他自己认为自己时而不理智，才选择我作为监督人。这是一个很长的故事，距离我们抵达银河城基地还有几个小时，您想听吗？嗯，你说，那要从很久以前开始讲起了，当时我在。 十几年过去，故人们有些老了，有些没了。巨大的物是人非，猝不及防地砸在毫无准备的我面前，让我第一次感觉到了时间的残酷。好像连空气的味道都不一样了。陆北行冷淡而不可捉摸的面容不断在我眼前闪过，唯有银河城陆信的石像依然凝固着万年不变的微笑，朝着遥远的未来。 第八星系实在是个残酷的奇迹。 桌上七道刻痕，代表对你的思念。你是否还记得我们第一个拥抱？害怕经历时间，时间抚平过往，有太多的质疑，一点一滴的累积，飘忽不。 来自谁的心底？再次相聚，却不知该如何面对你。走到这个境地，你要又去哪里？突然发现，离得再近，也感受不到你。泪水划过。 好的回忆，如今成了一切。那些爱过的照片和画面，都成了碎片。泪水。 再一次。